锵锵三人行，最近姓李的比较火啊！你看看这个都上了那个那个那个高楼大厦了，这个这个李李把李的大字写在天上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哦，这是台北幺零幺。 幺零幺，对，姓李的也有有出息的。 <laughs> 哎，这怎么没出息？儿儿儿子怎么着呢？爸 <laughs> 爸是最近很惨，你知道？最近姓李的一天到晚。 <laughs> 你这个姓李的，真是老色。以前一个小说叫《黑白李》，真是很有象征意黑白李，对。那姓李的为什么这么火呢？你说，李姓那今年姓李。 今年姓李， <laughs> 今年姓李的特别火。 <laughs> 哎，真奇怪。但 <laughs> 但是咱们都是有点同情心啊。哎，我是觉得真的，今天这个媒体报道啊，我也就是，你知道，我一直关心这个李氏新闻呐。李氏新闻。我说还有那么一个新闻，就是说，哎，这个这个新闻啊，就为了传递一个信息。我看到我最初的这个事件，最初我看到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 <laughs> 我的新闻课上就没学过，这也是一种新闻。这个新闻只有几句话，就单独发了这么一条，就是说啊，这个记者呀，呃，打谁谁打这个李双江夫妇的电话，打通了还是没打通，对吧？然后呢，啊，打通了，然后听声音，他们很痛苦。句号就啊， <laughs> 点进去就这么一句话，就是标题。这是今天的新闻，他就真是标题的，他很痛苦。我看过一段偷拍的视频。 到湖北大厦，从头看到尾，就看到大厦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对， <laughs> 从头到尾就拍了一个我们不知道，我还上受骗上当他， <laughs> 呃，然然对， <laughs> 然后还有说这个说气气病了，住院了，就说这个这个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啊，七十多岁住院了，但是过了几天，人家这个军艺又又出来辟谣。 说没有啊啊！李主任天天来我们这， <laughs> 你弄第一弄不清是真是假，再一个我觉得很就是这个人的关心的这个方向，嗯，哎，首先我也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你也没有办法怪媒体，嗯，换了我可能也会对，而且因为现在大家喜欢微博，微博本来就很短的东西，现在所有的讯息都是一样这么短，新闻也是这么短，干脆用标题就算了。我不知道人的心呢，就是你比如说啊。 就不管这些啊，嗯，姐夫说就说，要是谁家出了一个什么事儿，嗯，哎，你看哈，包括公司里，大家八卦一个人出了什么事儿啊，确实有一种心理，这个你不能不承认，就是呃，唯恐这个事儿轻了，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然后呢，就是特别爱打听的就是他怎么样啊，他他一定很难受吧，呃，你知道吧？ 本公司都有这样的，我就说这个人人与人之间这个八卦的时候，你注意没注意？我们是有这么一种心理的，就是会关心他是不是很难受啊。所以这就是日常大家慈悲心不够嘛，对不对？对这种。在这个还有还有可不不不，还有就是可关心的事情范围太窄嘛。嗯，因为在在上面一点也关心不了。 在下面一点又不值得你关心，所以这种情况一般是省部级啊，还有像这种的知名人士就成为就是水浒模式的。我上次讲我我们讲过嘛，就是在高衙内民众心里，这有点可悲。一方面我们感慨中国文化真是了不起，一千年到现在没什么变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慨。 真是没什么办法，一千年前的欧洲跟现在，我们革命了好几回了，这还这个五百年前欧洲到现在已经全变了。我们中国真是超稳定，到今天还是一个什么官逼民反啊这之类的这么一个行为思想模式。我们既佩服我们的古人的文明了得，嗯，又今天，但是但是同样是这样，你说不变的文化，我们就出得了像李安这种人，对对对，他是他真的是能变的。我觉得真有意思。 台湾人啊，特别以李安为骄傲。嗯，当然，这个真有意思。我见到的每一个台湾人呐，都是哎呀李安，然后就是说李安什么加油啊。然后你看李安得了个最佳导演奖啊，台中市长胡是叫胡志强吧？胡志强，胡志强，嘣一下就从医院住院的病床上跳起来了。嗯，好感激啊，感动啊，说这个这个李安，嗯，颁奖礼之前就给我打电话。 说如果有机会今天上台会感谢台湾。他说的一个话呀，让我们这个大陆人听着很陌生。他就说还台湾公道。李安得了最佳导演奖，凭着这个片子啊，当然是因为《少年派》这个是在台中那个就帮了很大忙拍这个片子。但是你看台中的这个政治人物，他的这个反应就感觉台湾扬眉吐气，还台湾公道。还了有理由道有政治理由。因为当时胡志强跟马英九啊。 他们支持李安拍这个片的时候，是用了政府力量支持的啊。那当时被民进党骂，很多民进党人就说这个不是浪费工厂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就骂了一大通。所以现在他所谓的为台湾平反的意思，其实就是为他国民党平反，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们看今天报纸，他们马上就去访问那些民进党当时骂骂的那些人，说那些议员现在就很尴尬。没有啊，我觉得李安很好了，他以前。 拍的呃，然后讲了一个吴宇森的片子啊，说他拍的戏我都喜欢看啊，什么就变成这样。我一直相信一个道理，说你要做出色的事情，一定会有人反对。嗯，但是李安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特例，就真的很少人反对李安嗯，没人骂啊。哎，就是很少人，至少可能人有的人心里有一些不好，哎，心里有一些，比方说嫉妒啊，或者甚至是有些不满啊，或者什么什么，但是你上不了台面。 对，你能上台面，这个这个来说李安批评他的，这李安怎么能到这个境界？他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嘛？嗯，他到了一个地步，连在印度啊，就是大全国范围印度都在欢迎他。他这部片子最好卖的是两个地方嘛，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对，他昨天在那个颁呃前天在颁奖礼上面，他最后那句是 Namaste 嘛，Namaste 就是印度人打招呼的方法，印度人开心的不得了，让他感谢印度团队。 然后印度人视之为把几乎要抢，说是他们的国宝那种感觉。然后呢，我还看了一个印度的一个年轻的学生写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采访，因为他这个片不是也在印度拍嘛？对。他在印度拍，你记不记得有一场就是在那个庙里头拍那个印度那个庙嘛？开头的时候，那当时呢，李安在印度的团队呢，其实是请了一个大学的一组学生帮忙，然后其中一个年轻的念大学的学生呢，是当他的一个助手翻译。 然后，咱这边的人就出来说说李安怎么样？说哎呀，我没见过这么谦逊的大牌导演。说呃，我们在食堂学校食堂吃饭，他就跟着我们排队打打饭。嗯。然后呢，说拍到那个那个庙的那场镜头啊，说站的那个台子只有李安摄影师跟他这个年轻人三个人在够站站在上头。然后李安看了那个镜头拍好了，问一问摄影师觉得怎么样，可好。然后他又回头问这个年轻学生，这是个助手，就当地聘用的一个实习生，说你觉得行吗？ 就问他这个，然后那个学生惊呆了，说怎么有这样的导演，都达到这程度，人家 <laughs> 这个啊，我这个从一个特别俗的角度上来讲啊，这是啊，就是这个人呐，这个不能牛逼哄哄，牛逼哄哄的人呐，哪怕你特别有才能，特别有成绩，但是呢，你不会那个万方来仪，你知道吗？你不会大家都那么心服口服的愿意这个捧你的场。嗯，哎，我要说的雅一点啊。 这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中国儒家的成功？哎，那他外表的这个柔软，你注意李安，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呢，这个人心里并不见得柔软。对，所以他外表的这个，所以他外表非常儒雅，可他心里更加道家，而且有很多的西方概念，对不对啊？所以他但是他的外表，而且他真是发自内心，他这个不是做出来的，你也很难说是道家。就是呃，我最近看了一个陈文茜呃访问这个李安。 然后陈文宪挺会问问题，说这个我就直说啊，有一个在不同就是不同的人了解你的人，他们对你的这个评价，比如说焦雄平就说说他拍《卧虎藏龙》，实际他拍的就是他自己，说他拍的就是周润发，他就是心里喜欢章子怡那种肉体，但是他又不敢，所以他就拍。然后后来说他拍那个断背山。 就是拍给他自己，他心里想出柜，但是他不敢。也听过，对。然后呢，第三个是梁朝伟，不是咱们的好朋友舒国志啊，舒国志说他，说他呀，其实自己老想到大海上去冒险，可是他不敢。然后最后呢，这个李安的回答是，我觉得呢，第三个比较准确。 <laughs> 他说，他说，因为当年舒国志啊，在美国他们是一块玩的这个穷哥们儿。他说舒国志呢。 比较了解我，就说我这个比较想冒险。那对，不过李安呢，他真的是很看很多跟他合作的演员啊、导演都说他是一个脾气特别特别好的导演，就几乎在片场是不骂人，特别冷静，然后特别的，好像人家别的导演急疯了要重拍啊什么东西，他都是很平静，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反应。不过我觉得这个还这个我就不知道他为人怎么样，我们不认识他，对不对？这不好讲。 但我再回头想他一路以来走的路啊，他现在是华人导演之中国际声誉最高的嘛，因为有两个柏林的金熊奖，两个威尼斯金狮奖，五座英国皇家学院奖，然后两次奥斯卡的导演奖跟一次最佳外语片，没有人有他这个荣誉了。但是呢，你看他得奖这些片，一直以来他在拍什么呢？就我们上回不也讲这个吗？说他几乎是让你觉得他怎么什么题材都能搞定。 他拍理智与感性，拍的比所有英国导演拍的都像英国片。嗯。然后他拍武侠片就是《卧虎藏龙》，他能够跑到美国中部拍一个冷门的不得再冷门的一个断背山那样的故事，牛仔的同性恋故事。嗯。然后拍色戒，然后拍《胡适托》，当然这个可能不不好看，然后那个《绿绿巨人》也不好看，但是他到底都敢拍。 到了现在呢，他拍到就是人拍好了，去拍动物了，嗯，就这这很奇怪的一个人，而且他那种跨文化，你比如说呃，跑到英古代的英国，然后以前美国的中部，然后现在又一一些印度人的题材，你放在所有华人导演，没有任何一个华人导演像他有这种穿越文化的这种能力。 就那么的夸文化，哎，但是谁啊？这个我就发现啊，呃，这有些杰出华人，要 <laughs> 这世界上还是这杰出华人有个有个的，比如说贝聿铭，嗯，贝聿铭，我那天看到一个纪录片，这贝聿铭啊，九十多岁了吧？对对对，是他设计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嗯，你知道这个贝聿铭就是这样，他说我喜欢的就是去，我不会老在一个地方设计我的建筑。 他说：“我要不去去香港，去阿拉伯，去非洲。他说我喜欢去不同的地方，因为你比如说你要到阿拉伯去设计一个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嗯，那么就跟李安这个一样，嗯，他说我要重新学习，嗯，我学习这个地方的建筑，它的这个精髓是什么？然后你知道，哎，他设计的那个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真的很漂亮，嗯，真的很。我见过那个图，你见过那个图吧？我见过图，很很漂亮，很漂亮。哎，但是呢，特别有意思的是。” 他发现的、看到的这种这个伊斯兰的这种呃古古代建筑啊，他注意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他注意到的还是贝聿铭。为什么呢？你看啊，伊斯兰建筑咱们都知道很漂亮的装饰，什么这些啊几何图文，哎，他都没看到。但是呢，他说我看到的是几何图形。嗯，他就说我的这个设计没有那么多，没有别的繁多的装饰，恰恰它抽象。 它抽象出了这个伊斯兰古代建筑当中几何图形的这个精髓。你这么一看，香港这个中银，这三把菜刀，这个其实它也是因为不改现代主义者一以贯之啊。但是呢，它又以以不变应万变，但是它又在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穿行。嗯，所以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看到中国有些微博上为李安叫屈呢，说是这个什么。 二狗就逃离德黑兰，说比这个李安的《少年派》差远了。呃，其实我倒也不怎么看，我不这么看。嗯，我我就觉得这个，你看《逃离德黑兰》，嗯，能够得奥斯卡奖啊，这再次说明啊，这个奥斯卡奖它其实是现实主义的，你觉不觉得有点？呃，那个或者是有点批判现实主义？不，他们也非常正直。 对，很强调美国的这个政治。嗯。不过我自己看了这次他最后九个提名里边三部政治非常强的电影呢，我觉得美国的政治还是非常的怎么来说，还是保守。嗯。还是还是他自己的，他容不得复杂性。比方说那个呃追捕拉登那个电影啊，那凯瑟琳那个那个导演非常棒，那个女导演阿凡达那个。拆弹部队。哎，这个他他个、嗯。 他的那个电影尖锐的什么地方，就是说他描写了这个逼供，嗯，就是为了抓拉登，美国人在在在这个阿富汗酷刑，嗯，你看他他这林肯，斯皮 e 伯格，嗯，整个电影哈拍的艺术上也很成功，这个非常细，但是他写出了林肯的，为了达到一个正当的目的。 比方解放黑奴，对，使用了一些今天看来不正当的手段，比方说他差几个选票，嗯，可以买票，买票啊，就是许诺官呐，以后我给你什么州的一个什么官呐，而且最重要，他中间说假话，说假话，那对方那个谈判的。 已经已经来了，对。但是要是知道他能够谈了，马上结束战争了，他就要失去一部分共和党的保守派的支持了，他就把这批人在在船上在那里搁置起来，甩掉，然后做一个假证。他这个假证其实是有可能要被弹弹劾的，哎，要要要要要失去。那总之是为了一个正当的目的，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 结果，美国的主流政治，我这个六千，我不知道他们是有业务无，但六千多个评委的共同选择，选择了一个阿狗，阿狗在里面，当然他也有点小小的骗人，但是他总体来说，他没有像另外两部揭示美国政治的黑暗面那么多。对，所以美国的评论是说阿狗是个为 CIA 平反的片，结果人家招骂招的很厉害。对对，但是。 林肯呢，我倒觉得还好，为什么？因为美国林肯对他们来讲，就等于我们这儿说说孙中山、说毛泽毛泽东差不多。这回就从小到大看到大。毛泽东还不一样，跟孙中山对可能差不多。然后呢，所以他们呢，呃，过去关于林肯的故事听太多了，已经有很多这个林肯的另一面的东西出来。但是大致上拼凑出来那个图景就是这样：他有小侠，嗯，但是不失大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我觉得他最保守的是什么呢？还是比如说有一个导演的片子，我觉得很好，这回也提名好几个，但铩羽而归的，就是那个呃，Michael Haneke 那个德国导演、奥地利导演《爱阿莫》。哎，他没得最佳外语片吗？他得最佳外语片，大家中间还提名好几，他是最佳导演、最佳片子都没有。但现在是很厉害的电影，嗯，就是但是那个才是最违反好莱坞的，就是因为。 没有人这么拍一对老年人的爱情，大家都会说什么黄昏啊，美好到温情到这，他不，他完全反过来，揭露了那种阴暗、冷酷，人到生命尽头的那种悲惨、那种残忍，那是很厉害的一部电影。但是这个他就上不是不上美国那个上上一次得奖的最佳外语片是以色列的那个《Footnotes》，也非常厉害。哇，那个那个片子也是非常厉害。 所以你说这个好莱坞啊，它是一大俗吗？它好像又有点这种关注现实性。今年呢是还是你看昨天那个主流价值观看到你咪咪， <laughs> 呃，那那那那那那那个被人骂的一塌糊涂 <laughs> 啊，那个是不大好。我也觉得他们怎么这样编太俗了，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太三俗了，真是 <laughs> 搞笑。就最后他们你说怎么报道吧？那么香港呢？首先把翻译呢？ 就翻得比较含蓄，叫陆波波。然后就是说，为了表彰女演女演员们在影片当中的无上妆镜头，这算什么名堂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败笔，而且这个是一个败笔。没，这是世界潮流，越来越鄙俗不堪， <laughs> 越来越往下流走，也是很好的。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昨天还刚看了这个林肯，他你看啊，也呃，我觉得也能够反映一些啊，美国这个早期啊，就就一八六五年那个时候议会里的一些状况。其实美国人跟英国人还有点不一样，穿的比较邋遢，你知道吗？他不像英国人那么板正板正，感觉是比较。 比较农民，比较农民，比较质朴的这么一些个人，而且你看那个时候讲的，你就知道啊，这个黑人给黑人权利，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嘛。嗯，以至于有一个，就你刚才讲的，有一个议员出来就说了，说是这个啊，我认为人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嗯，然后旁边反对派就说：“哎，你这个人人格不统一，你一直你过去一直说。” 这个人人平等，就是说说黑人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怎么你今天为了通过一个法案，你修改了？他说我不相信人是平等的。 但我相信，人在法律面前应该是平等的。嗯，你看这个议会这么耍手腕，因为林肯之前跟他打了招呼，不要太激进。汤米利·琼斯那个那个角色，汤米利·琼斯，因为你这样一讲的话，就得罪了，你就拉不到票了嘛。就为了通过，然后这这哥们最后聊的，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哈， <laughs> 挺挺挺会给自己找辙。就说，哎，这个议员先生就指着对面那个，世界上有你这种下流胚啊，有你这种坏蛋， <laughs> 我怎么可能相信人是平等的呢？对。 但是我还是认为我们是在法律上人人平等。 <laughs> 哎，我觉得这这个唇枪舌剑呢很有意思。这这这段台词用在现在李双江儿子的身上也很好。 <laughs> 对对对对，人是不可能平，等，人是不可能平等的。他开的车比我们好多，我想到法律上我们跟李双江儿子也是平等的。这样来说，对，真的。 这个话呀，其实今天想起来，不是一个这个斡斡旋周旋之际啊。这个话是有本质的真真确性的。我也不相信人是平等的。对，嗯。但是我们应该追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者对某些基本尊严，对啊的保障上面应该是平等的。人，你说人真的是不平等，真是不平等。李安怎么那么厉害？ 你看到李安的成就，我相信，如果我是拍电影的导演，那很多人现在心里不知道什么样的感受。嗯，中国有很多很好的导演，都拍得很好，也拍得很好。你单独看，真是觉得都非常好。但是你看到李安这样的做法，刚刚才你你讲的这个这个，我突然就是一个联想到，他那个拍那个《Sense Sensibility》嗯，理智与情感的时候，他现后来回顾说，他其实那个时候英文都不够好。 嗯，可是他居然他说你说有时候劣势会变成优势，就像你刚才说的，被名气设计伊斯兰的东西，他的角度不一样。嗯，今年中国的春晚最受欢迎的 <laughs> 那个一个节目，嗯，是 c e l e n 唱的那个《茉莉花》。茉莉花，大家中国人最认同 c e l e n 唱的《茉莉花》，你说这个奇怪，这个有时候一个文化。 历史再久，一个外来者的一个观察，反而会打动。那你得宋祖英成了他的托儿，对 <laughs> 对不对？首先，首先要想这么做才行。我觉得今天很多中国导演呢，就是很坚持，说我只能拍。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